呀，潘兄，你说你这是何苦？你明知薛修义是个下三滥，何必跟这种人置气啊？我竟不知我潘家已落魄到如此田地。若是为了口饭，便要任由他嘲笑，那不如让我死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再说了，皇上这不是还没革潘大人的职吗？方才侯爷不也说了吗？这潘大人是三朝老臣。 在皇上心里，那还是有分量的。侯爷，二位不必拘礼，坐吧。谢侯爷。今夜我不仅扫了侯爷的兴，还误了侯爷吃酒的乐趣，该打。我对侍郎的才学早有耳闻，今夜也算得冤一见。侯爷过誉，愧不敢当。 侍郎多礼，疏通关沟之事是我办的，各种滋味我最清楚不过。那东龙大街关沟确实陈旧，可也都是在潘大人任职工部尚书以前胡乱凿的。依我拙见，此次不该把责任尽数推给潘大人。侯爷明鉴，家父几年前叫人专门画过关沟改造图纸，但当时正逢中博兵败，户部不肯拨银，这事便放了过去。 谁知，唉，还有这样的事。那魏怀古怎么在御前只字不提？你们两家不是交好吗？侯爷有所不知，那魏怀古一门心思钻营，他熬了这么些年，就是为了日后擢升赐福，能与海阁老分庭抗礼。谁知这考评呈报的关头上出了关沟堵塞的岔子，他当然半点责任也不肯承担呐。我原先看户部这些年的账目。 倒也没有大错，还想着也该轮到他为怀古着生了，谁知他竟是个蝇营狗苟的小人，可惜了潘大人。侯爷，皇上的心思我与潘兄是如何也揣摩不到的，只想问一句：若是潘大人判了，会派出去度吗？这不好说，我看皇上也在犹豫。圣旨没下，事情就有转机。 还望侯爷能在皇上跟前替潘大人美言几句。我不会为潘大人美言。哎，侯侯爷，我只会坦率直言。潘大人为政勤恳，即便有些小过错，也不至于杀头流放。这事待我明日进宫再与皇上说一说。若是能成，那赦令出不了四日，就该到府上了。 侯爷救命之恩，潘林莫齿难忘。潘侍郎，快起身，这是我该做的。今日回去后，还要嘱咐潘大人好好休养，将来需要大人的地方还多着呢。往后侯爷有事，只管吩咐，我潘林必定竭尽全力。何必这样见外？不过方才听你说潘大人曾画过驱都关沟图，我眼下正为关沟修补之事发愁。 还请你替我问一问潘大人，能否把图纸借我一阅？不必问，待我回去马上差人送去侯爷府上。那就有劳了。现下这宴席我不能离开过久，二位在此休息片刻，我差人送二位回府。多谢侯爷。丁桃。 二公子有何吩咐？啊？我去会会薛修义，你就不必跟着了。今日你喜欢什么吃什么，叫厨子尽管做。还有，叫厨子备点甜辣的菜，再仔细烧几条鱼。我要给你沈公子送过去。嘿，好嘞！晋江文学城，唐九卿原著。 斟酌文创出品制作，光合积木联合出品录制。广播剧《将进酒》第二季第五集。 主子，古今方才领过罚了，赏了二十遍，挨了这一遭，想必他日后也不敢再对差事掉以轻心。嗯，回去拿点金疮药给他。是。还有，薛修义在与主子谈完话后便歇息了。薛修竹在全城司的事上给我埋了把刀子，我得给薛家回份大礼。这个薛修义，我有大用处。 梅宅有套孤本，明早送他走的时候一并给他。是，属下明白。只是梅宅书房里头都是姚家的藏书，咱们要不要给姚公子打个招呼？姚玉既然把梅宅卖给我，就是铁了心不要那些东西。他一年里多是几缕衣香，不稀罕这些。若非姚公子没有入世，只怕今日也轮不到雪秀庄。 幻海沉浮不是做学问，姚文玉未必就能比薛修卓做得更好。这两人有点意思，处处相反。说到底，他们两位都是海阁老的学生。若说薛修卓是红尘客，姚公子就是世外仙。只是瞧着海阁老，还是更爱惜姚公子。不错，这些年薛修卓政绩不差，但海良仪却没有给他真正的师徒体面。 对姚文玉倒是倾囊相授，越国世家成见收他为学生，足见爱惜。况且这些年，海良仪没有半点强迫姚文玉入室的意思。他当年给姚文玉取“元卓”二字为表字，已是慈父之心。师徒做到这个份上，已是旁人比不了的亲近。主子说的是，属下也只在买下梅宅时，匆匆见过姚公子一面。 端的是位清贵公子，只是不知姚公子何时归都。纵然他归了都，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。这宴席吃到这会儿，该陪的都陪过了，到天亮之前还有空闲，我回梅宅一趟。吁。 主子，咱们到了。宋玉，把车上的人带下来。待会儿我叫你，你再带他进来。是，主子。线儿上，蓝舟。 你可来了，怎么突然把我关到了这里？这是孔丘的意思吗？我过去怎么没听说过刑狱还有这样的堂子？二少，你又不是刑狱老囚，不知道这地方才是应该的。我专门给你备了菜肴，你用些，咱们慢慢谈。哼，看着倒像是送刑犯。这案子罪不至死，何必自己吓自己？ 既然二少不信我，那我替你试一试这饭菜。哎，兰州，这是做什么？我说笑吧。自家兄弟也防得这样紧，时候特殊嘛。事情办得如何？见着西丹了吗？将人带进来。 <laughs> 起来！ <laughs> 平白叫人看笑话。现在外面什么情况？皇上与内阁要纠责，我去寻薛大人求情，岂料大人他忙于公务，压根见不到人啊！言青不见你，你说的是实话吗？二爷，这哪能作假？眼下正值皇上大赦。 薛大人所属的大理寺协同刑部、孔丘大明一起翻查陈年旧案，就这么拖着，我一直没见着薛大人的面。我可真是倒了大霉，栽在了这种时候。兰州，到底是谁教唆皇上出宫的？这事儿宫里面也没消息吗？这事皇上明摆着不情愿查，有心护着对方。 皇上身边就那么些人，挨个猜就是了。能让皇上护到这个地步的，只有慕如了。可皇上驾崩对他有什么好处？他可别是怀了皇嗣，动了垂帘听政的心思。慕如既然是薛修浊的人，想来不会那么轻易怀上。说起来，你去考公司，也是薛修浊的意思，怎么事事都与他分不开干系？ 若真是慕容要害你，那薛修哲到底是什么心思？我怎么不懂啊？这些事情暂且不提，兰州，当务之急是要弄我出去。魏怀古那头怎么说？他想要多少钱？我给他。能，这个数，四十万。嗯？什么？四百万？ 魏怀古好大的胃口，这可是大周的军费总开支数，已经赶得上重建中博的花销了。他娘的，这么大笔钱他怎么拿？从西边走，光是分运都得半年时间。他如今就是狮子大开口。况且，我听闻他对中博还真有点意思。你试想一下，魏怀古现下把握户部，倘若再让他拿下中博六州。 那这笔银子，可真要用在军费上。等魏家有了兵马，再与太后。二少，西家就是任人宰割了。兰舟，这些人皆是狼虎，一旦让他们拿住了，你我这辈子再也爬不起来了。局势瞬息万变。 今日的局面倒也是意料之中。你不踢他们，他们便会想着法子踢掉你。要我说，你早该吞并别人，自立为王。兰舟，待我此次出去，你有什么打算，我都听你的。可眼下事已至此，得先想办法把那四百万。四百万太多了，这么多的银子想从绝西过。 根本没法逃过绝息布政使江青山的眼睛。你再等一等，我要与魏怀古谈谈。你还是得尽快。朝中局势变化太快，皇上又没主见，若是让萧二或者慕容把他哄过去，那我那我可就真的来不及了。好，我不宜久待，先走了。兰州，有劳了。 对了，你在狱中，那齐慧莲呢？她也很重要，别叫人看见了。她，你且放心，齐慧莲必然饿不死，我找人看着她呢。只是地方隐蔽，等我出去了，我便把她还给你。 <laughs> 好啊，那我就恭候二少出来了。 二爷，小的也回去置办了。您在这里保重自己，小的一定想尽办法救二爷出去。喜丹，你今夜话说的都很好，能为大人排忧解难，是小人的福分。你是最了解谢红轩的人。 他生性多疑，光凭几句话套不出钱来。他在各地的生意，你都清楚吗？清楚，清楚的。西家大小账目都得按月递交给西红轩，下边六十八个掌柜的双亲妻儿也都捏在他手里，所以这些年西家这么大的生意，一点问题都没出过。很好。西红轩要拿这四百万，必得给你银库钥匙。 我只问你，这钱要怎么走？呃，大人，这银子数量太大，就算进了去都，也根本无处可藏。啊这银子不进去都，呃那大人的意思是，把钱套出来，随即换成买卖来运转，这样既不用运输，还能变成清白的银子入账。四百万。 分出一半交由你这么打理，另一半我自有办法。西家生意大，管事的人不能缺。西红轩不成了，你就是头一等的爷。啊，多谢大人，多谢大人抬举，小的一定不辜负大人。嗯，你先回去吧。是，是，小人告退。 宋月，回去吧。是主子。兰舟，回来了。二公子看什么书呢？ 没看进去，就顾着想你了，安州，过来坐，这儿就一把椅子，想要我坐哪里？腿上？哪里都好，让我抱抱你。 刚才没顾上问，你这是去哪儿了？数钱去了。数谁的？西二的。数得劲儿了吗？嗯，被你捏得劲儿了。有够！使劲够！子安，我要与你商量件事情。巧了。 我也要与你商量件事情，你先说。今年的军粮要等到四月才能从觉西发运，我要借东北两马道一用。 <laughs> 军粮？东北两马道的军粮由离北铁骑自己押运，沿途无人盘查。运银子倒是可以，但得看大哥同不同意。这笔钱若是我的，世子自然不会同意。 但这笔钱若是你的，世子一定同意。我这算是下聘了，李北王可得把二公子给我留着。这么点银子就想当聘礼，难吧？这么抱着你，怎么觉得你又瘦了？今儿我没顾得上吃饭吧？有烧鱼啊。 鼻子这么灵，香吗？据说，是河州来的厨子，比宫里面的御厨还难请。字都贴好了，张嘴，还成。 我今日在开陵河摆宴，薛修竹的嫡兄薛修义也来了。我与他周旋了一番，得知了件事。此前吩咐古今去查湘云，这是他本早该查到的，却因这饮酒查漏。先前你说要与我商量的事，与此事有关。正是。听闻薛修义说，薛修竹早在几年前，就在湘云坊买了批人。 男孩女孩都有，一直养在府上。这事恐怕连西红轩都不知道。他不是饲养戒子的人，这举动太反常了。不错，就是反常。我直觉那时湘云反咬我一口的原因就在这里。他在几年前就买了人，若只是为了拿出湘云，那他这步棋，未免安排的太早了。 有些棋子下得太早，未必经得起时间磨合。你设计行刺案，不是他能提早算到的事情，所以后续的发展，他也一定防不胜防。你说的对，香云这条线，不是他用来专门对付你的。包括香云的伪证，只是他顺水推舟。他买人为的是其他理由，香云只是这个理由里顺带的棋子。 那他买人的关键就在，就在他买的那批人里。他买了十几个人，为的就是让人无法分辨出他到底是为了买谁。此事我得叫薛修义再去打探。薛修义与薛修卓虽有嫡庶嫌隙，但同为薛氏，是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让他去打探，薛氏到了这一代，大多不成器。 薛老太爷原本也打算让薛修义持家，可他沉溺修仙问道，上不得台面。无奈之下，薛家只得由薛修卓画事。薛修义为此对他这个庶弟怨恨已久，正愁没机会将他拉下来。这事让薛修义探查最合适。薛修卓能够拦住外人，但绝计拦不住他。咱们还有时间。薛修卓既然还没有动作。 就是时机没到，此时是我们在暗，他在明，顺藤摸瓜，一定能得知些重要的事情。谢红轩与薛修卓常年交好，他即便不知道薛修卓买继子的事情，也会知道些别人不知道的事情。待我再探他一探。说了一圈，也没给二公子透个底，诓了谢红轩多少银子？这个数可以，值了。 赶紧下聘吧，还是再矜持一点。四百万太少了，我们兰州阔气了，四百万都还只是个起价。这么会赚银子，你出个什么数，二公子都情愿了。 <laughs> 我与他说魏怀古要四百万两银子，他丝毫没有犹豫，这表明四百万对西家不过是九牛一毛。他们西家开盐山凿铜矿。 买卖遍及大江南北，甚至远及海外。你这回要了四百万两，下一回准备要多少？东北两马道一年只通两回，那么多银子怎么藏、怎么花，全是事儿。你可得都想稳妥了。西家的银库没叫人破过，钱搁在里面最稳妥。如今不论怎么花，都难逃朝廷的法眼。你这两万禁军的账都要先后三查。 这钱若是没花漂亮，二公子就得拘牢里待审了。花钱嘛，无非就是玩儿。这银子，你准备留给钟伯吗？暂未想好去处。二公子不当家，哪知道柴米油盐的金贵？日后用钱的地方不少，即便暂时花不了，备着也绝无坏处。凡事都要以防万一。哼。 <laughs> 看你这样子，西红轩是被框定了。饭菜还可口，吃饱了吗？嗯。将你喂饱就不能再做了，得赶回去。对了，督察就在这两日，中博六州的布政使内阁已经拟好了人选。绝西的江青山奉旨赶来去都述职，我猜多半就是他了。久闻大名。 记得六年前，他料理绝西十三城赈灾很有胆识，但他与薛修卓好似交情不浅。我明白你想什么。江青山虽与薛修卓私交甚好，但未必就是薛修卓的人。等他入了都，你大可会他一回。他不是世家子弟，也不靠着世家乘凉。能用还是不能用，到时候你自行斟酌。 你过来，我有要事嘱托。嗯，我不在，也要记得吃饭。有没有人啊？有没有人？ 行了。 喝水，行，赏你。 竟然算计我，你别走，你回来，你叫，叫他来，他是不是想要钱？我给他，我他妈受不了了。 二少，这是待的不舒坦，怎么看着好生狼狈？蓝 <laughs> 昭，你有胆四百万，我险些被你狂到死。 <laughs> 这地方可不好找，你这样细微茶艺，倒在我的预料之外。 兰昭，你不就是想要这四百万吗？我甘愿给你，但你不能为这点钱就要我的命啊！兰昭，西夏银库的钥匙只有我知道在哪儿，我大可跟你兜圈子，但我没有这么做。我不就是惦记咱们的兄弟情吗？ 韩城，你此刻搞死我，失去的可是西家的支持啊！你野心勃勃，韩城能容下你，不就是冲我的面子吗？那依你之见，我该如何是好？咱们没到撕破脸的时候，何至于闹成这样？ 老子怕你，这是实话。但正因为怕你，才要跟你继续干。你好好想想，你杀了我只有四百万，可你拿住我却有西家的金山，我对你服气。你何必再沾这点血？嗯，说的在理。但光凭“服气”两个字就想打发我，未免太过容易。 我听说西家银库有六十八把钥匙，不如咱们四六分了，也叫我放心。银库钥匙可以给你，但你拿了钥匙就不能再要齐慧莲，如何？你肯吗？哼， <laughs> 你觉得齐慧莲值这个数？我自然是要钥匙了。他既然不值钱。 那留着也无用，不如杀了。 <laughs> 你以为我不知道他在哪里吗？到了这会儿，你还敢试探我？是你在试探我！我了解你，你越是装作不在乎，对你而言就越重要。怎么样，沈兰州？你是不是翻遍了去都也找不到齐慧莲？ 你若是知道他在哪儿，你定会在拿到钱后杀了我。与你打交道，怕的就是回头一刀。那你想如何？我要毫发无损地走出去。银库钥匙的事是西丹告诉你的吧？那这卖主求荣的狗杂种肯定也告诉你了。 我手底下的人全部都是家生子，他们对我忠心耿耿。如果我今夜出不去，那么明早齐慧莲的尸体就会出现在你家门口。你试试看。你撒谎！这地方隔绝外人，你以什么办法通传别人？死到临头还敢诓我？你对我说试试？ 好啊，那咱们就试试。你会诓骗我，难道我就不会早做防备？我叮嘱过看守他的人，我若半个月未过去，便可直接动手。兰州，咱们何必两败俱伤呢？ 咱们还像从前，只要你我联手，我给你金银山，你替我稳住西家不坠。到时候什么勾心斗角能撼动咱们的地位啊？你说的不错，你我联手才能少许多烦恼。二少，早这样坦诚，你我何至于对峙？在商言商，若是联手没有那么大的利益，我又何必与你费尽口舌？ 那事不宜迟，你现在放我出去，咱们坐下好好谈。好啊，二少，请。玉。 主子，怎么到了？可算是到了，兰州，快请。嗯，兰州还没来过我这宅子吧？老宅子了，这些年说要翻修也没空，等天再热些，你也来看看图纸。你这隔壁是谁的府邸？ 那是秦王府，秦王害了痨病，在先帝登基的前一年病死了，这宅子就荒废了。看着倒比楚王府还气派。哼，那是自然。光成爷最后那几年常来秦王这儿，后来秦王底下庄子有人被告了御状，秦王被罚禁足府门。秦王也就是那时患的痨病。光成爷最初还常来探望。 可不知为何，最终却不欢而散了。好，兰州，你看我身体虚的厉害，咱们分别乘小轿进去如何？客随主便。得嘞，待会儿我先进去换身衣服，备些饭菜，你在前厅稍等我片刻。请吧，兰州。好。 可回来了，这些日子我日夜担忧你。西丹呢？怎么不见他？啊啊！管事操持府中事务，怕是忙得脱不开身。主子，瞧着西红轩与大夫人。好了，我们进去吧。都安排好了吧？主子放心，安排好了。 兰州，久等久等。哎呀，还是待在家里边舒坦，清洗完哪儿都爽快。来，兰州，吃酒。这次你可真没留情啊！再关几日我就死定了。那也不至于，吓唬吓唬你罢了。就为着咱们的情谊，我也不会下死手。 你说你，若是缺钱，直接跟我说就成。哎呀，非要绕这么一圈儿。这事儿我也对不住你，但是二少，有些事情也不是我编造的。那魏怀古可一点儿都没想着要把你捞出来。我知道，他们这些人都各怀鬼胎，但你既然能把我从刑狱搞到别处去。 就说明朝廷也没怎么治我的罪啊！是皇上力保你，你暂时停职归家，只是那考公司的差是办不了了。哎，你要钥匙，我也不是不肯给。不过兰州，齐慧莲还给你，我也算丢了个依靠，不能再把钥匙尽数交给你。 我已然送你归家，钥匙的事大可再谈。但我现在要见齐慧莲。钥匙的事情，现在就得谈明白。那钥匙呢？拿着是能调出银子，可拿出来远不如搁在里边钱生钱。日后你要是需要银子，只管跟我说数就行。 <laughs> 此一时，彼一时。出了那牢门。 二少果真硬气了， <laughs> 我此时酒足饭饱，哪儿都不痛了。兰州啊，我清醒着呢。齐慧莲和钥匙没有二选一，你只能要齐慧莲。只要你点头，我马上把人给你。咱们方才可不是这么谈的。 我要是坚持两个都要呢？哼， <laughs> 那你就只能竹篮打水一场空了。我奉劝你，兰州，别做贪心鬼。你已经拿走四百万了，我不追究，这已经够意思了吧？钱还没运到手里就不算我已经拿到了，路上也不好走，你比我更清楚。押运通道我有。 我可以想法子把钱弄给你，可你得跟我说几句实话。这次坍塌、涨水、疫病三件事，到底是不是你干的？当然不是。这些事情你得问薛修卓我看这钥匙你拿得紧，我也不强求。正如你说的，想要联手，你我缺一不可。但是这会儿。 可以把齐慧莲给我了吗？我叫人去接她了，这会儿应该也到了，我去看看，你在此等我。好，关门。哈哈哈哈哈哈！ 沈泽川，你还想要回齐慧莲？你贪心不足，把老子当成傻子摆布。你还不知道吧？方才我去换衣服的时候，还去解决了些私事。那吃里扒外的狗奴才西单，已经在我手里了。来人，把西单的吃里扒外的东西拖上来，再把大夫人也拖上来。是。 二爷，二爷饶命啊！二爷饶小的一命吧，二爷，求求您了！二叔刚回来，这是要做什么？我什么都不知道，别杀了我！二叔，明察明察，呀！您明察呀！ 西丹，子，子，这狗杂种！饶了我吧，我我我！沈泽川给了你什么好处？我的狗命吧！这么出卖我！还有你这贱妇，背着我与西丹这下贱胚勾搭成瘾，还以为我不知道吗？二叔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求你，求你了，玄老。 念在你我往日情分上，饶我这一次吧。我真的不敢了。你还敢提往日情分？西谷安抢了你，我把你抢回来，心头肉似的捧着。情用了十分，命给了八成。我此生待谁都不如待你，你就这样待我，你。 呀，郎君，郎君，是我鬼迷心窍，真的再也不敢了。把他们给我看好了，待我今日与那沈泽川算完账，再送这对奸夫淫妇下黄泉。不就是钱吗？ 你们不就是想要钱吗？二爷有的是钱。这世上众生皆受利驱，我有钱，何愁没有真心人？为着钱，至亲可杀，骨肉可杀，心爱可杀。老子来要账了！ 你说的不错，今夜确实该算账了。沈泽川，你是个聪明人，若是现下顺服于我，便也能少受些苦。可惜了。什么？我说你可惜，又说你不可惜。你当年在海浪里驳回良机，我敬你。 你我皆明白一个道理，就是落于困境者最学不会乖顺，因为顺下去的人，十有八九都熬不到老天睁眼。哼！你我搏击浪涛，方得一线生机。天底下人命最贱。沈泽川，我也敬你，当年百般折磨你都活下来了，今夜偏在阴沟里翻船。 哈哈哈哈哈！你我之间，只能活一个。今夜你澡也洗了，酒也吃了，上路前，真的不打算把齐慧莲的下落告诉我？ 二爷，怎么回事啊？起火了！休要起火！不是，休要火了！今夜谁能取沈泽川首级，我就赏谁金银百两。去！我这刀，倒也许久未用。 别急，用上，上啊！大家一起上，拿命来！二爷，有人闯入了，是那沈泽川的侍卫。锦衣卫受命查案。 昔日纠结江湖豪侠、逍遥法外的亡命之徒百余人，私聚于天子脚下。西红轩狼子野心，其心可诛。此案关乎天子遇险，凡有牵连者，一律收押诏狱。锦衣卫现已包围西宅，尔等还不束手就擒？休要听他胡言乱语！我与天子乃过命之交，锦衣卫意图谋杀忠臣，掩盖罪行。 诸位，今夜谁杀了沈泽川，谁便是功垂文史、名扬天下的好使。杀杀了他，杀了他，你也别和我争。杀别杀，都杀杀了他。好一张厉害的嘴，也不知你能活到几时。 兄弟，动！把枪放下！起动！老实点！放开我！老实点好了，给我绑好了！放开我！谁敢动？兄弟，住找死！谁敢乱动啊？兄弟，放开我！主子，西红轩院内人员均已抓获。 二少，可受惊了。 <laughs> 沈泽川啊，还是你厉害。饲养杀手，天子御血，用这理由杀我，皇上也不敢责难。你本不该这么早死。 <sighs> 早点死，晚点死，还不都是被你玩弄于股掌之间？死于你手，也算我不亏。然而这世上有的是人把你当做眼中钉，你挨个杀，杀得完吗？你我都不是朱玉明。 他们唾手可得的东西，你我却要用命去抢。我的命贱，你的命比我的还贱。你要冲，要搏，要夺，纷争无休止。来日到底谁败谁成？我走了，你便能稳操胜券。 你杀人，人杀你。 <laughs> 我乃西家郎，此生三圣西谷我没比他差半点，是爹娘瞎了眼，我痴心错付。 进去。神策传，黄泉路上等着你。 是师之有是父也，拜师可以，但为人师，必先得教人服。我乔天涯不说假话，你肯信就拜，不信就罢。 <laughs> 我信你了。不过这四百万两银子够玩个鬼。二公子要给你更多。策安，我信你。 你像狼崽似的攒着星星，要跟那一匣子的珠玉耳坠一样，把世间最好的东西尽数都塞给我。你做的总是比说的多。大人，西丹打开了西家的钱库，可里面早已被人搬空了。不过好在西家在各地的铺子还是由西丹打理。 <laughs> 二郎，我们被薛修卓。 耍的团团转呢。不论薛修卓手里握的是真龙还是假龙，大周的皇帝都只能是李建恒。即便日后要立储君，那也得立李建恒的儿子。